ಪರು ವಿಧದಲ್ಲಿ ಪಾಪಗಳು 什么都没有的路还走不完，所有的兄弟来一起走看，什么都没有的路还走不完，啊，所有的兄弟来一起走看。